那就碰一个，好，侯爷，请吧。 <coughs> 既然是凭夙愿的酒，自然不能这么寻常的就喝了。镇抚，走个交杯吧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我说侯爷呀，您这也忒不地道了，为难兰州干什么？这是为难吗？我爱重他还来不及，这不是为表决心吗？ 行，听侯爷的。好像。 <laughs> 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。 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四集，好， <laughs> 这就对了噻，一笑泯恩仇嘛， <laughs> 所言甚是，哪有什么恩仇？ 哎呀，春耕之后又是春闱，今年太学也要新招学生，我看户部又该头疼了。哼，魏怀古有什么可头疼的？我看他不是做户部尚书，简直就是做钱掌柜的。这些事儿本来早该安排得当，扣着钱硬是拖到现在，这已是失职。他魏怀古是钱掌柜，你孔丘就是活阎王。 这中博眼下乱成这个样子，上交你们刑部的案子多如牛毛。你这个刑部尚书，再不派人去管管，不成吧？我看海哥老线下在思忖着放谁过去。哎，兰州若是正经入朝，兴许这次也有机会。我不成，我这点资历哪够外放，压不住事的。这怕什么？多历练历练就行了。 不过这帮地方官吏着实油滑，他们每年赶在钦差下去前，把境内的灾民、流民通通打出去，等你到了，他们再设宴摆席给你灌酒。这么一来，哪还有精力查账？况且所有账簿他们备有两套，真假难辨。时间一到，银子一揣，考评上勾个腰，这就算查完了。哎，也不能以偏概全。 办事的还是有的。哎，前几年薛修卓下去就很厉害，绝西十三城的账整理的井井有条，没出一点岔子。我原本想着他该去户部，谁知海阁老将他调去了大理寺。他搁在魏怀古手底下能有出头日？ <laughs> 如今账务统筹都是魏怀古一个人说了算。 海格老师也是有心磨学秀卓，他将来必是有大作为的。哎， <laughs> 都说了，私宴勿谈国事，老孔，该罚。哈哈哈，对对对，不谈不谈。哎呀，哎，前段日子尤静给我说了个游戏，今日时候还早，咱们正好试试。尤静，去把你那什么牌拿出来。哎。 这是卑职去永仪港督察时见人耍的东西。这牌上有各色图样，轮流出牌。牌上有啥子图样，就得结啥子对子。各位大人，哎，告一下嘛。哎，这种读书人的玩意儿，我不成。侯爷，给参谋参谋。指挥使这么高看我萧策安，我又是什么正经读书人？哎，寻个乐嘛。有请，发牌。哎。 呃，牌发好了，呃，几位大人，请吧。侯爷，怎么了？是否哪里不适啊？无碍。指挥使，看牌吧。哎，这上面都是些花花草草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哎，侯爷，这什么牌呀？ 你出过狗尾巴花的牌，保准， <laughs> 保准什么？保准能难住他们。我瞎凑个上联，哎，燕戏狗尾春来到，着实压制啊！ <laughs> 陈玉，你来对吧？ <laughs> 对子，容我先思考片刻啊。我出这个，哎，压得住吗？ 兰州，是兰州，真是个小狐狸。哎，这我可对不上来。侯爷，我接下来该如何？哟，这不是有只狐狸吗？就出这张。巧了，我最会对狐狸了。夜雨逢屋漏，梦听胡影 春潮何处起？滴答声里寻。 <laughs> 对不住，浪上了。 <laughs> 哎呀，人家都是讲正经话，怎么到了你这里，就非要把狐狸变作狐狸精呢？我这样的，就招狐狸呀。 <laughs> 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是。哼。 又被茶烫到了，哎呀，大人慢点喝嘛。 <laughs> 哎呀，侯爷你这对子出的，让正经人怎么接啊？太糙了。兰州脸皮薄，脸都叫你说红了。 <laughs> 你小子睡觉都不关紧门，所以也别怪人家找上门分明就是你自个儿盼着呢。 <laughs> 是吗？哎，沈大人。 我看你这个小毛竹扇子甚是别致啊，哪里寻得的？哦，这是我猜，必定是心爱之人送。 <laughs> 被侯爷说的我牌都吓掉了。兰州，可有心上人了？我，诶，牌掉哪儿去了呢？莫不是掉到了桌子底下？ 撩拨完就想跑，哪有这么轻易的事？不放。劳驾各位大人抬个脚啊，杯杯子瞧一下那个牌掉哪里了。饶你这次。哎呦，哎呦！的侯爷呀，侯爷这一杯酒可全洒到指挥使大人袍子上了。 <laughs> 侯爷喝高了。 <laughs> 侯爷，您当真喝高了，手都不稳了。对不住啊，明日叫人陪你一身。 哎，那倒不必，一身袍子值几个钱了？这一杯就算侯爷敬我的了。哎，孔兄，别唱了，回家睡觉去。后日你还要做审西红轩呢。 <laughs> 我审呢，记着呢。 <laughs> 今日幸亏是我请你吃酒，否则就你这副放浪形骸的样子，保准叫人参喽。参吧，参吧。 哈，哈，哈！言官就是要敢讲话，说的对，说的好。春前一堆事儿，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，酒尽欢颜有几回啊？让孔大人乐个痛快吧。这时候也差不多了，陈阳，用我的马车送孔大人回府。是，孔大人，我送你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有劳。 <laughs> 没事，没事，看我还走得直呢啊， <laughs> 没有关系的，不妨事的，不妨事的。哎呀，他孔丘从前呢，也是个落拓不羁的人，但海哥老讲究克己复礼，硬是把他给收拾规矩了。呃，今日饮了不少酒，几位稍等，我叫厨子煮些醒酒的汤汤水水，用过了再走。哎。 我就惦记你府里的疙瘩汤，给我加足醋，我喝完了再走。明早赵玉还有结案，我便不留了。诸位大人用好，得空我再请大人们一回。兰州，你这次破格提拔，调任北镇抚，不必忧虑，如从前一般便是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下边记着你的好，自然不会过多的刁难你。谢韩指挥使指点。那兰州。 就先告辞了。嘿，兰舟，我送你。兰舟，今夜你拨冗出席，推了好些公务吧？那倒没有，急需处理的，今日以前已经封卷定案了。哈哈，那便好，万不可耽误差事。 赵玉的案子都是大案，三法司也插不了手。在这位置上，你千万要谨言慎行。你与定都侯一般，也算年少得志，日后你们再去都办差，少不得碰面。今夜酒过愁散，若是能与他做对相互照应的朋友也好。兰州，我信你有才，望你踏踏实实，成就事业。 兰州受教了。行了，雨夜路滑，路上当心。你去吧。多谢岑御史，告辞。 今日主子喝得开心，我倒是一口酒都未沾上。哟，小雷，啊！这下倒好，主子都被掳走喽。多人策马夜行，开门。 侯爷，速速开门！是，开门。侯爷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去调查？我们兰州可是在调笑我。 前些日子听闻你拒不接旨，跪了许多时辰，我是心疼。你分明有更好的方法拒绝皇上，可你不情愿， <laughs> 还是你懂我。李氏最看不得一家独大，陆家就是用来制衡你们三家的棋子，在启东受戚家牵制，又与你们家是姻亲关系。你觉得陆家现在的困难，一半是因着萧家，所以你不能毫无表示就接旨。嗯，聪明。 南舟，这事太晚了，我们不可离得太远。明早，今日这天上可遭舒坦了，下回蹭对地方。 双腿多不得劲儿，戴上这耳坠，沈兰州就只属于我小残一人。 嗯，怎么将耳坠摘了？耳朵都夹红了。我爱的，你是我的，我心疼。 <laughs> 好，天亮了，我该走了。今日休沐，时候还早，陪我再躺一会儿。赵玉还有事，大忙人。 你一朝身为北镇抚，又被提拔到同知，如今要面对的皆是世袭罔替的贵族，管理起来多有不便，必定有人要给你使绊子。 <laughs> 天子近臣都不好当，去途太小了，天穹被朱墙遮挡，山野被群城环绕，浪淘血晶都跑不进心。 来日回到了李北，我带你驰骋红叶山。李北的月亮有端州圆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端州的草有李北的高吗？我也已经忘记了。 <laughs> 一起走吧，回家吗？回家。 叫上纪刚师傅一起。离北那么大，有的是地方住。可师傅想回端州，怕是不能同行。只要出了曲都，天涯海角都能同行。狼仔该在离北的，否则珠玉蒙尘，太可惜了。离北有大哥，离北铁骑有父亲，只有跑马时候。 天授其才，必有其用，只是上不到时候罢了。策安，策安，李北的盼望，可皆在这两个字里了。 <laughs> 那你呢？要我不要？这要看你给我不给。 <laughs> 臣萧策安，参见皇上。策安，快平身吧。谢皇上。不知皇上召臣前来，所为何事？你我兄弟二人没事就不能聊聊，赏一赏这御花园里的春景啊？臣遵旨。我听人讲，你前些日子冒雨出都，干什么去了？去教场了。关公的事情才过，教场挨着封山。 一下雨我就担心， <laughs> 那教场皇上也知道，砸了禁军不少银子，要是给冲坏了，我那两万人就得去八大营的教场凑合。你要真带着禁军去八大营的教场，户部明儿定给你拨款。我这些日子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是防着你呢，巴不得离你越远越好。 都是办差，他们哪来那么多心思？别说你，他们连我都照样哄。这次要革潘祥节的职，本就是他公布的差事没办好，差点害死朕。谁知，要办他的风声还没有传出去，昨晚赵月郡主就请旨进宫陪太后了。你说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哪懂这些啊？还不是他爹赫连侯费坤强迫的。费潘两家。 可是姻亲呐！花四千倒后，海良一提拔了好些寒门，勉强能与世家掣肘。此次关沟铁定要有人担责，不是潘祥杰就是魏怀古。对世家而言，户部显然比工部重要，管钱的一定要留。皇上，臣倒觉得潘祥杰该罚。 但此人不能轻易搁置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捅出了这么大个篓子，不该办吗？自然该办。可眼下户部办差的，大多是魏怀古的门生，自然依他的意思行事。而潘祥杰的儿子潘令，恰好任户部侍郎。皇上此次若是对潘祥杰点到为止，潘氏必然会将圣恩铭记于心。皇上往后再跟户部打交道，也算有个自己人。再者。 潘祥杰被革职查办，新任工部尚书未必就比潘祥杰更忠心。可不革他的职，也总得有个能服众的处罚吧？潘费两家是姻亲，费家又与西家亲近，最不缺银子。皇上不如就罚潘祥杰，填补国库因疏通关沟而产生的所有花销，然后再赏他停账。停账？他那么大岁数了，别给打死了。 <laughs> 不让他尝到死的滋味，他怎么痛改前非、感激涕零？让言官把他骂够，到时皇上再召见他，让他做什么都是肯的。 <laughs> 子安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稽河赈灾及重建拨款，也是魏怀武在办，我怕他心思不纯，在账目里搞名堂。皇上还是要三审才行。嗯，现 <sighs> 在户部哪有人呢？ 这事别的部也插不了手，就找户部自己人办。先前禁军交的药材账簿，就是户部一名虚吏记的，海阁老那边看过也赞不绝口。皇上，不妨让他试试。哎，阁老都夸，那自然没错了，就他办。叫什么名？这人名叫梁崔山。 人多眼杂，劳您长话短说。多谢，大人客气。卑职今日什么也没见着。嗯。兰州，你来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没个消息啊？潘小姐办了吗？她要是办了，我是不是也能出去了？谢二少还在等着查办潘祥杰，可这几日…… 压根儿没人提潘香姐的事，他是工部尚书，关高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不办他，皇上那里能交代过去？是，中间出了什么岔子不成？魏怀古为了推卸责任，倒是抓着潘香姐不放，奈何潘氏为了减罪，主动要求填补疏通关沟的花销，潘家女眷都去给灾民施粥了，以至于海阁老也得重新参酌对他的处罚。 其实此次户部拖账的错处，魏怀古认个罪也就过去了，可他不认呢，怎么办呢？二少，潘祥杰不革职，魏怀古不受罚，那就只能拿你开刀了。这魏怀古是他娘掉钱眼里了，他无非是怕认了错以后被海良仪拿住了命门，依照他的脾性，左右不能让自己受罪，提不出潘祥杰顶罪，就要逼着我掏钱。 娘的老奸巨猾，二少，花钱消灾。只是你身陷囹圄，外边为你办这事的人得挑个信得过的。私账走钱，魏家如果要十几万，光是银子运输都是个大问题，必须有人替你好好筹划。这事情紧急，尽快办吧。赵延清。 兰州，你擢升同知，监管昭玉，有进出去都的办案特权，盐青倒没你方便。此事你办如何？我既没管过账，也对你在外边的生意不清楚，我怎么能办好？我家盐场有我指定的掌柜，银子不需要你筹。只是十几万的银子装车都要堆成山，运输只能走旱路，确实格外麻烦。 汉路要横穿绝西十三城，别的都不怕，但务必提防江青山。这人是个狠角色，要是让他抓住了，我就得被扒层皮。事关重大，还是与薛修浊通个气吧。不行，你只需告诉燕青，叫他替我想法子求情便是。啊，兰州你也不必慌张，我在去都的宅子里留了个管账人，叫做西单。 是跟着我的老人了，有他陪着你，你让我见他一面，我自有安排。过几日吧，我带他来见你。 让今日算得清吗？我刚刚探头看了一眼，开林和尚的画舫都满了，银子简直跟水似的向外泼。咦，慎得慌！哎呀，难算。现在啊，外面有的是人挖空心思要送银子来，可二公子不愿意收。连今夜二公子庆贺封侯设席宴请，也是咱们府上自掏腰包。主子封侯时，宫里赏了不少田地宅院，等我理出张单子，卖了咱们就有钱了。 我就穷到了这个地步，主子不管账，不知道这许多。开春花销多，好些个上次的宅子都是不能租的，还要安排人每日洒扫。咱们的王府和梅宅是长居宅，伺候的人加起来少说也有三百来人，月俸、赏银还有还有丁桃的堂你一年得吃掉边陲一支伺候小队的口粮吧？怪，是我在家的时候，王妃特许的嘛。 你长大了，不需要吃糖了，会坏牙。嗯，今夜的花销我是算不清了，不算了，我明早再算。爷们儿办事嘛，就是要阔。外边的宅子须得好好查账了，下边人逍遥久了就敢糊弄人。陈阳，今夜这账现在就算，多不过几千两银子的事情，这账有有人管。 我先出去看看。谁？咱们府里有谁能管二公子花钱？我知道是谁。哎呀！侯爷，您说巧不巧？我与潘令旨一上船，就遇到您这大贵人。 费小侯爷肯赏光前来，今夜的酒管够。 <laughs> 侯爷大方，今夜不醉不归。潘侍郎也请。潘大人最近好些了吗？承蒙侯爷惦记，家父身体无碍，就是自觉愧对圣恩，近日正在面壁自省。潘大人也是三朝老臣，行事谨慎，为政勤恳，如今遇到这样的不虞之患，实在可惜。家父罢了。 今夜我是来庆贺侯爷大喜的，不提别的，我不过是垂暮圣恩，做的都是泥里滚爬的差事，不比侍郎与潘大人，整日为国操心。小侯爷与潘侍郎先去宴上吧，我稍后就到。谢侯爷。谢侯爷。哼，费小侯爷来了，好说好说。哼，潘侍郎，许久未见，还未贺您得子之喜啊。 小郎，这是怎么了？就是，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？可说呢，好大的牌啊！别说了，还不是他爹前些日子被革职了。潘兄，潘兄，哎呦，这不是薛修义薛大少吗？难得见您一回啊！嗯。哦，原来是费小侯爷呀。我听说姚文玉归都了，想着今夜他多半也会来赴宴，恰巧我有些问题要同他讲一讲，便来了。那不一定。 想请教圆卓学院的人，能从去都排到红雁山去。以你薛修义的才学，怕是蹲守在此也无用。哼， <laughs> 好嘛，我不配，但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有没有脸面坐这个位置，哪像你们潘家。你站起来干嘛？潘丽，你椅子上有钉子吗？这一船的人都看着你呢，你今夜风光无限呐！啊，哎，也是啊。 你们潘家近来确实风光无限嘛？你，你，你薛修义又算什么玩意儿？让你底下的庶子薛修卓当家理事，你简直蠢蠢笨如猪！你住口！你有辱斯文！你狗屁不通！你猪狗不如！干嘛呢？徐大少，潘兄，都别吵！这是侯爷设宴，甭把我跟他放在一块儿。潘烈，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！薛修义这混账！ 我砸死你！你敢砸我？你以为就你会砸东西？我不会吗？别打了，都别打了！来人，来人呐！放开我，我这是替薛老太爷教训你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贱诀，抽东西！哎呦！潘丽，你还敢打人？这是在做什么？陈阳，把他们拉开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！别拉我！你让我打死他！啊！ 潘丽，我还就告诉你，你今日这事儿没完。我丹城潘氏日后就是绝了门，潘丽日后就是饿死，也绝不求你薛氏一回。这这这，行不？别别玩我！这他这今日扫了侯爷的兴，是我的错。摔了多少东西，我潘丽加倍赔。不仅赔，今夜这条开灵河我包给侯爷玩。侯爷，告辞。 改日我登门谢罪。哎，潘兄，潘兄，你等等我啊！潘侍郎且慢。陈阳，先带侍郎去换身衣裳。是，潘侍郎，请。对对对，潘兄，咱们先换身衣裳。多谢侯爷。顾金，带薛大少爷换身衣裳。是。薛大少，请吧。 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这一生太短。你这恨云无端，我这血海无岸，想天一线，一步步登攀。 有烧鱼啊，刺都贴好了，张嘴。啊，薛修卓早在几年前就在香云房买了批只，一直养在府上。这事恐怕连谢鸿轩都不知道。我直觉那时香云反咬我一口的原因，就在这里。这笔钱若是我的，世子自然不会同意；但这笔钱若是你的，世子一定应允。我这算是下聘了。 李北王可得把二公子给我留着，这么点银子就想当聘礼，难吧？这世上众生接受利取，我有钱，何愁没有真心人？为这钱，至亲可杀，骨肉可杀，心爱可杀，老子来要账了，给我动手！